ตอนเช้าตีห้าเพื่อประกอบกับ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ที่เรานำงทำอยู่ 修行、鼻呼吸啊，修观啊，就是从这个身和这个心来下手。身一动，我们马上知道，马上觉知。 觉性就是我们的眼睛，就是我们的耳朵。看到什么了？啊，先不要去。 分别，先不要去评判。听到什么了，也不要分别，也不要评判。你应该跟觉性在一起。你应该知道你如何拿捏。 อย่าให้หลงเป็นหลงให้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อย่าให้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ให้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ยากความง่าย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ยากความง่ายให้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ตัวบป 过去，的们让它过去。马上当下，决心提起，再次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生气了，没关系，马上再轻松回到了当下的动作上。烦恼来了，没关系，马上又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 หมาย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เก้าสิบกว่าปีมาแล้ว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พระสิทธตถะสิทธตถะ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คนไม่รู้อะไรมีเหตุผลเั้านั้น บางทีก็มีเหตุผล คิดไปต่าง ๆนานานั่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วลานี้ 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มาไม่ไม่ไม่ไม่มาใช่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หตุผลเรามา

坐在菩提树下，也是念头纷飞。嗯，那么来了不怕，来了你要知道你怎么做。啊，如果来了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觉知，怎么去看它的话，啊，这才是苦的根源。 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ความชอบ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่ชอบแบบนั่นดีแบบนี้ดี 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คิดหาเหตุผล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เหตุผล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เอ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ไปที่ตั้งก่อน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 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นี้มันไปทางไหนก็ให้กลับม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พระศิลธรรมอาจจะคิดไปถึงเกตาลาหนก็กลับมา 七达多王子像我们一样，会想到皇宫里的事，会想到自己贤惠的妻子，也会想到自己可爱的儿子，也会想到他的父亲，也是一样。 有很多烦恼，但是我们不要走到烦恼里面，成为烦恼的主人。我们应该跟我们的觉知在一起，跟我们的觉性在一起。 没有好，也没有坏，没有对，也没有错。不要去啊，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心里评判，这个是好的，我喜欢；那个不好，我不喜欢。 你先跟你的觉性在一起，啊！你看见了他，不要成为那个喜欢的人；你又看见了他，也不要成为那个不喜欢的人。 อย่าหลงไปใ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ะไรก็ตาม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 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ีสองลักษณะ 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บบ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 ก็ไม่ควรจะมาคิดในเวลานี้ 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น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ันทีเนี่ย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ทันทีเนี่ย那么在这个禅期中，在你在用功的同时，啊，可能有很多啊念头跑出来。 比如说，我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那么我就在想，啊，我的公司这些年过去了要如何的运作？啊，可能这种念头是应该思考的，但是在长期的啊这个禅堂里，你先不用去思考，这是应该思维的东西。 那么不应该思维的东西，过去、未来的，也同样在每天你的练习中不断的跑出来。那我们更不要理它，先暂时把它放下。我们现在做的什么呢？觉知，在十四个动作里觉知，在精行中不断的、持续如练的去觉知。 เราก็มีสองอันเท่านี้มีกายมีจิตใจสองอย่างเท่านี้ปัญห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สิ่งสอง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การ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เกิดปัญญาก็มาลู่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ใจนี้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กับทุกกรณีสิ่งไหน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ใ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我们人生中所有的问题，都是从这个身和这个心产生的。那我们这个禅七呢，啊，这个洞中禅呢，就是让大家啊从身和心上来下手。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身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啊，你要做的就是觉知。你要，只要你只能跟你的觉性在一起。啊，如果一念觉性提不起，你马上就被烦恼侵袭了。 การเคยก็มีการมีใจมีสติ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เร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แม้จะเป็นคนมีอายุหนุ่มเป็นสาวเป็นเท่าเป็นแก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หญิงเป็นชา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จะเป็นกติมกายศาสนาไหน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มีกายมีสติมีใจมีสติ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แต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ศึกษาตรงนี้ศึกษาที่กายนี่แหละศึกษาที่ใจนี่แหละเป็นตำราเรื่องใหญ่ให้มั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เนี่ยทุกมุมเราได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กายจากใจปัญญ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รงนี้这全世界的人啊，不管是 哪个国家，不管是啊什么宗教，不管是什么年龄，不管是啊什么性别，我们共同有的就是决心。每个人都有决心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自己在做什么。 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什么应该思维，什么不应该思维。มันจะหลงที่กายให้ตัวหลงที่กายเนี่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มันจะหลงที่จิตใจให้ความหลงที่จิตใจแหล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ด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าย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จ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า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ให้ได้ 这个身和这个心啊，整天都在迷，从早迷到晚，从生下来迷到一口气上不来离开这个世界，再来呢再迷，迷了再走，走了又迷。 迷了不怕，我今天告诉你们，迷是最好的，我们就把这一念迷，把它转成悟，就把这一念迷变成知道，在哪迷的就在哪知道，在哪迷的就在那儿把它转成啊觉醒，一旦觉醒起来，你的迷。

坐在这儿，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半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念头一大堆。 好的、坏的都有，腰酸背痛，有的人非常的昏沉，这些啊，我们都不要理他，觉性一直要保持。那么只要你一直在动，啊，一直在啊培养这个觉知力上面下功夫。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，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，而消失。 你知道吗？迷的那个你不是你。坐在那儿整天起烦恼、打妄念的你也不是你。 生气的你也不是你，腰酸背痛的你也不是你。เห็นไปก่อนให้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เห็นไปก่อนว่าตายสภาวะายไม่ใช่จักรุคน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จะ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ภาษาทำ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 疼痛、腰酸背痛、昏沉，心情坐在那边非常的烦躁。你要清楚，刚才讲的不是你。 那是一个假象，那是一个假象。如果真的是你的话，为什么你在来打禅期之前，你的腰不酸、背不痛？为什么你在家里啊，听着好听的音乐，你心情不会烦躁？它为什么总是在变化呢？没有一个真正的你存在。 ก็เช่นกันโดย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จากจิตคือ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มื่อ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สุขเมื่อ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คิดจะเกิด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นั่นก็เป็นสัจธรรม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ม่ใช่จกด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โลกหรอกอย่างนี้生气了，不要成为生气的主人。 烦恼来了，不要成为烦恼的主人；苦来了，不要成为苦的主人；乐来了，更不要成为乐的主人。你不是苦的那个人，你不是乐的那个人，你不是腰酸背痛的那个人，那个人不是你。 บางทีก็ง่วงหงหอนอ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จิตจากกาย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ทำบางทีก็สงบบางทีก็คงทราบ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สักแต่ว่าทำง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ราตัวเราเขา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，我们应该清楚。

连法都不要执着。ไม่พระสูตรก็มีเท่านี้นะเร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ถ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้ได้ง่ายถ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หลงยากเปลี่ยน 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รู้ง่าย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ยากกว่าเราสัมผัสดู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มันจะต่างกันมากทีเดียวดรวยเลือกได้เนี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ัมผัสเอ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สัมผัส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ตุผล大家坐在这个禅堂里， 应该看得很清楚，啊，这个身不断的在变化，一会儿舒服，一会儿不舒服，这个心也不断的在变化。我们这几天就好好的啊，来品一品，来尝一尝这个身跟心不断在变化的这个滋味。 อาจะมัวรอ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ด้อาจะมัวรอ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อาจะมัวรอ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ด้ 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ใช่ตนมั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ี่พึ่งได้ มันสบายมันสะดวกมั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ขา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ถอนลงมาให้รู้ตัวเลื่อยไปเลื่อยไป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ทางไปอยู่ถ้าได้ตัด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างง่ายๆ 不是你在苦，不是你在乐，不是你在打妄想，是他在苦，他在乐，他在打妄想，他在昏沉，他在腰疼。 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รกันใจ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ได้ปัญญาเข้าใจ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รอบรู้ในกองสังขารชื่อว่าปัญญาสังขารก็คือกายนี้กายสังขารจิตสังขารก็คือใจนี้เอง我们在这几天中可以清楚的、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身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 他们一一的表演给我们看，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心的无常、苦、我，他们也会一一的啊，很会表演的表演给我们看。那么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，就是我们产生智慧的地方。智慧从哪来？ 就是从这个身和心上产生的。มีหลักแบบนีี้มที่ตั้งแบบนี้มี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ไปศึกษาวิชาการเป็นไรต้องจัดงานจัดวิชาการงานทำบ่อยๆก็เป็นก็ชำนาญงา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ป็นงา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ราก็ทำ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ียนรู้ มันหลงรู้ง่ายง่าย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รู้มันอะไรก็ตามให้รู้ไป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เลยเนี่ย เป็นปัจจัตตังเป็นปัจจัตตัง เป็นของตัวเราที่ชำนาญในกายในใจรู้หมดรู้ครบรู้ท่วงรู้พ้นภาวะเก่ารู้พ้นภาวะเติมเข้าสู่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ได้佛陀告诉我们的法，不是 从书本上、从文字上可以学到的。如果你想学，啊，通过一个学习的方式，啊，文字的方式学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啊，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一样，我是来告诉大家，让你们实实在在的去做、去修。 不是让你们来学一个什么东西，来记一个什么东西，来背一个什么东西，不是。要实实在在的，老老实实的，从自己的身和心上下一番苦功，那么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，啊，可以带我们当下就没有苦，可以带我们走上佛陀曾经走过的路。 ดูดีๆพราะึกษ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จะร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สมถะจะร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สมถะมันสงบ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มันรู้ มัน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สมถะมัน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มัน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ไม่เข้าไป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อะไรก็ตาม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คนละคนละมุมกัน แต่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นี่ยง่ายสอนง่ายแต่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รู้เนี่ย ก็ทำเองความสงบนี่หลายอย่างบริกรรมเข้าไปให้มันสงบก็ได้พุทโธพุทโธนี่ก็ได้แต่วิปัสสนา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ขยันรู้นะการขยันรู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ภาวนา 那么大家，大家要好好的看清楚，看清楚什么呢？啊，什么是指？什么是观？指呢？啊，在大文经典里叫啊，奢摩他。刚才尊者讲到奢摩他，奢摩他的修行和。 皮波舍那，皮波舍那就是观和皮波舍那的休息休息啊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修摩他是住在里面，皮波舍那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观在看它，完全是两个东西。大家一定要把。 这个东西。 苦也知道，乐也知道，念头来了知道，腰酸背痛知道，昏沉来了知道，甚至有的人会有一些来骗他的念头，想回家，你也知道，你把所有的这些都暂时的放下，马上回到你当下的动作上，但是不是啊强拉硬扯的把它拉回来不是。 是轻松的知道，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，啊，那么就是把这个迷变成知道，把这个苦变成知道，把这个昏沉变成知道，把这个腰酸背痛变成知道，把这个烦躁变成变成知道，这个就是段作辰。嗯， 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ฉันหล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ฉัานก็ต้องรู้เองควมรู้ก็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ขอใครเวลาหลงก็รู้ซะเียเวลาทุกข์ก็รู้ซะเียเวลามันง่วงก็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ซะเวลามันสงบก็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ซะเรียนให้เป็นควรู้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ควรู้ต่อไปเป็นง่ายง่ายง่ายเข้าไป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个 技巧掌握了这个关键，啊，以后不管你是在寺院里，还是回到你的工作上、家庭里，啊，你会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因为你从从来都不会住在念头里，住在苦里，住在乐里，住在烦恼里，你不会，因为你已经啊来学过了。 如何烦恼升起的时候，如何去做，就是轻松的回到你的当时的这个当下。当时你的吃饭，你就认认真真的吃饭；当时你在啊做工作，你就认认真真的工作。啊，东禅教你的是这个东西。这七天内，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。 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เนี่ยเห็นของจริงเห็นของไม่จริงของไม่จริงของที่มันจริงเห็นของที่มันผิด เป็นของที่มันถูกมันสนุกจริงๆนะมัน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ความ 那龙多田尊者呢？他就是这么教我们的。什么是最大的功德？就是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 知道自己，那么什么是最大的过失？什么是最可怕的业呢？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呢？不知道自己。这是啊，王木田尊者在泰国啊讲出来这句话以后啊，就惊天动地了。在泰国，那么我们也是一样。如果你每天从早到晚。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都不知道自己在思维什想什么，那你的这个过失真的就大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了洞禅的禅修班上，大家认认真真的把所有的不知道都变成知道，知道每天从早知道到晚。那你想，你每天念念是功德，分分秒秒都是功德。 สังเกตดูพระพุทธองค์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ได้บอกชัดเจนว่า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เนี่ยเห็นอะไร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ห็นเวทนาเห็นจิตเห็นธรรม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ลภ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ก็พ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ันก็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ปรียบกับเห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งู เห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ราเห็นงู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ห้งูกับเห็นทุกมันจะพ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รเห็นอันประเสริฐเห็นแบบนี้อะไรก็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ี้แหละ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็นต่เพื่ความดับทุกเป็นไปเพื่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็นต่เพื่อนิพพานผมหลงหมดไป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ให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ตกทุกหมดไปให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มัน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 佛陀他老人家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教我们了，可是大家都忽视了这一点。教什么呢？就是要看见他，要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。但是我们世间的人呢是怎么样呢？一看不见他。 二每天都成为他，他乐来了，一件让我们很快乐的事，马上就成为那个快乐的人，在里面乐得沾沾自喜的啊。一件事情苦来了，马上就成为那个苦的人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你知道吗？旁观者在看你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可怜。 我们来修斗的禅，就是要做这个旁观者，每天看自己，看自己如何的在迷，如何的跟苦和乐怎么不停的在一起，如何的在这个啊滚滚的这个红尘中，就这么的迷呀迷呀，迷了一生又一世。 ถ้า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มันจะมี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ได้ผมคือว่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ไม่มันไม่งอกไม่งามไม่เหมือนเชื้อโรค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มันจะมี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 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ได้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ได้ 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ได้ แต่ต้อ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จริงๆนะถ้าไม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ปไม่มี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 หลงจนตาย แต่ไม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ะโกรธจนจนตายไม่ต้องตายถ้าไม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รู้จะมี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จนตายแค่นี้เองน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มันน่าจะชื่นใจเวล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ไปรู้นี่ทำ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ลย什么是修行啊？不管是中国人、泰国人还是老外，一样都要修这个修什么？就是刚才讲的。 看见他，怎么才能看见他？你的觉知一定要强，你的觉知力一定要非常的强，你才能看见他。你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。佛陀老人在讲了，每一本经典都写了，所有的法师也都在教授大家，可是大家都做不到：一看不见，二每天都成为。 那么，我们就强调这个啊，我们会每天都强调这个：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；看见他，不要跟随他；苦来了，不要成为苦的人；乐来了，不要成为乐的人。是他在苦，是他在乐；腰酸来了，不要成为腰酸背痛的人；昏沉来了，不要成为昏沉的人。是他在腰酸背痛，是他在昏沉。 一定要把这个转过来，要把它变过来。一定要把这个迷、苦、乐的人变成知道迷、知道苦、知道乐的人。一定要做到这一点，这个就是带我们涅槃的路。 พวกเราลองเอาคำพูดเอาการได้ฟังสิ่ง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พูดนะม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ฟังก็เป็นการอ่านแผนที่ การดูแผนที่ ครั้นี้เราจะดูแค่แผน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นะมาถึงจุดถึงจุดหมายปลายทางได้尊者长老已经给我们画了一个地图了，地图上的这条路 是最近最值的。我们听了要去做，听了不是天天就过去了。你真正的做到了，你才知道它是正确的。当牢呢？当牢，就问：，比题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困难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，我们，通过，痛苦，比题，哪？，要，让 一定要用功。什么是用功？不是坐在那边一动不动就是用功。坐在禅堂里做手部动作，不停的知道，不停的觉知，这就是用功。那么回到了你的宿舍里、疗房里，吃饭、睡觉、刷牙、洗脸。 都是在用功，都要清楚的知道。啊，你如果是只能在禅堂上用得上功，啊，回到日常生活当当中用不上功，那你的功夫不会见长的。嗯，แม้แต่ความเบาความสบายความสุขความสงบนั่นก็ให้ผ่านมาผ่านโดยการ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ผู้สงบ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ผู้สุข

乐的人，你看他，他很好玩也很好笑。มีความสงสัย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็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หาคำตอบไปคิดหาคำตอบนะ เราลอ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ลองผ่านแค่รู้ว่าเออเราสงสัยแค่รู้จิตมันสงสัยเห็นว่าจิตมันสงสัยแค่นั้นพอแล้ว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กับการยกมือกับการเดินใหม่นะอย่าไปหาคำตอบ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ห้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่อน 长老昨天就跟大家讲了，我们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答案从哪儿得到呢？就是从你用功上面啊，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动，不断的觉知，培养你的觉知力。等你的啊觉知力强大了一定的程度，所有的答案都清清楚楚的在你心里了。 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ของยากนะ คือเราให้มีตัวที่มันถูก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ตัวหนึ่งจะเป็นกายก็ดี จะเป็นใจก็ดี 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ถูกเห็นถูกรู้ มีสติ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ผู้รู้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นะให้แยกก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ว่ามีสิ่งที่ถูก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ตัวที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นะ ให้เห็นสอ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ไม่เข้าไปรวมกัน 说简单，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啊，就是那么一个知道，啊，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知道，啊，就能让我们彻底的从我们的烦恼中解脱出来，彻底的从我们的苦里面解脱出来。那么大家在用功的过程中呢，啊，好好的来看一看自己的身。 己的心啊，他是整天在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我里面不停的在这样啊实现给大家看。แล้วก็อย่าคิดว่า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ยากนะ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ยุ่งอย่าทำหน้าให้มันยากอย่าทำหน้าให้มันยุ่งนะทำให้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นะ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ยิ้มนิดนิดนะสบายสบาย那么啊，昨天一天下来，有的人 昏沉，有的人腰酸背痛啊，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你的心要是轻松的。我们从第一天报名那天就开始强调啊，冬虫夏，从头到尾都是轻松的心情是开放的啊，把你的心打开啊，深呼吸，轻松的啊来觉知，不停的动，一定不要让自己静静的坐在那边。 那个烦恼啊，会双倍的来侵袭你，动起来，活在当下，啊，这个觉性不断的增强，觉知力不断的增长，啊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啊，讲的所谓的啊亲近、快乐、自在，都在这个觉性里面。มี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นะถ้าใครง่วง ลองยิ้มให้กับ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นะเขาจะ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สดชื่นขึ้นถ้ามันเครียด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ปแล้วเครียดนะยิ้มนิดนึงนะมันก็จะหาย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เครียดได้น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ต้อง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่สบาย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เนื้อรู้ตัวด้วยนะ那么啊，修的过程中一定要轻松啊，就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皱着眉头，把你的眉头舒展开啊，轻松。 带着一丝丝的微笑，脸也有微笑，重要的是心里要在微笑。啊，我们这段生命真的是很珍贵呀！啊，你这么珍贵的一段生命，又碰到了这么好的法，你真是太有福报了。你应该脸上也笑，心里也笑。 เป็นครู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เร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นะเราอย่าถือว่าเข้ามาเป็นอุปสรรคนะ แต่เข้ามาเป็นบทเรียน 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เร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 ให้เราลอง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ดูนะ จะชอบหรือไม่ชอบ จะดีหรือไม่ดี 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รียนรู้不管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念头跑过来骗你，你都不要理他。 不管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境界出现，啊，你都不要理他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现在就是佛陀他老人家站在你面前，你都不要理他。啊，什么光啊，什么呃水晶球啊，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，啊，它都是假象。啊，只有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自己当下的身。 当下的心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，才是正确的？这个知道是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是明明白白的知道，啊，不是糊里糊涂的知道，啊，不是在一个什么东西里知道。阿弥陀佛，愿阿弥陀佛，愿一切诸佛来南西菩提巴禅，各在阿罗门根，各各来南西。 แต่จะเจอตัวไหนก่อนเจอไหนเจอตัวไหนที่หลังเป็นอีกเรื่องหนึ่งนะแต่มันเจออารมณ์พวกนี้เป็นบทเรียน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การที่ผ่านบทเรียน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ได้คือ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ข้าใจธรรมะนะเข้าใจทีละเรื่องสอง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ละตัวสองตัว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นะเดี๋ยวมันก็จะเข้าใจมากขึ้นมากขึ้น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กาเปัญญา很多修行人都搞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他们都不喜欢念头。 念头一来就想马上把它赶出去。杜东禅的每一位老师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念头最好，念头越多越好。念头来一次，我们觉知一次；妄念又来一次，我们又觉知一次。它来的越多，我们觉知的分数就不断的在加，加分加分。所以念头越多越好，念头是最好的东西。 你要赶他走干什么呢？不要赶他，他来了，我们知道。八加了一分，他来了，我们又知道，我们又加了一分。当你的觉知力得到达能达到一百分的时候，你就跟佛菩萨一样了。那么我们就。